课文四，在家里，桌子下面有个猫。那是我的猫，它叫花花。它很漂亮。是呀，我觉得它的眼睛最漂亮。它多大了？六个多月。它眼睛花花。